锵锵三人行，张老师，咱们这个王蒙老师啊，虽然是退了休的文化部长， <laughs> 但我看还是新晋文化，没有没有，哎，新晋文化非常关心我们现在的电视剧创作的情况。 <laughs> 我我是观众，观众，观众，另外还有利于睡眠。 <laughs> 呃，您说电视剧有有一次啊，在这个浙江，嗯，浙江横店，嗯。 这个的，哎呦，那可是影视基地，影视基地，他们开关于电视剧创影视创作的座谈会。嗯，呃，我不怎么赶上在那儿，非让我去不可。去了让我发言，我没词儿了，没词儿了。我看那么多电视剧，能没词儿？我说呀，我是常看，嗯，但是呢，我往往是一边看一边睡觉， <laughs> 睡一会儿接着看，看完再睡。 我以为我这发完言我已经够不负责任的了，很惭愧，内心惭愧。嗯，你知道有一个女作家，陕西的格格叶广岑。嗯，这个叶广岑呢很激动，说王蒙老师刚才说他一边看电视剧一边睡着了，这是多么大的成功，能让王蒙老师睡着了？ <laughs> 我把我听傻了，我说他涮我呢还是？ 这往哪儿聊呢？ <laughs> 我前两天去看那个林怀民的《云云门舞集》，哎，他后来有个演后谈，上了开场白也是这样。他说我常年跟呃演出之后跟观众聊，经常会有观众跟我说，说是我睡着了，不好意思啊。然后他他说我跟他们说，很好，太好了， <laughs> 我我我希望我的。 这个舞剧能有各种各样，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反应，睡着了是其中之一，而且是很美好的。 <laughs> 观众也是行为艺术的一部分。对对对，醒了以后接着看嘛， <laughs> 而且之后你精神更好了， <laughs> 或者去做别的。这个这这，所以这个电视剧啊，你是刚才讲这个横店，你觉得中国这电视剧产业啊，他们到横店那边都一条龙了，是带旺了一个地区经济啊。但是就是说啊，最近呃，这个有一个叫李京胜的，你看。 就讲到这个穿越，说最近穿越题材火爆荧屏。他说呢，说穿越剧有越来越热的可能。说现在的穿越剧很难用历史观去衡量，整体的思想内涵还没有提高到观的观 <laughs> 的历史高度。新奇怪异，手法比较招之即来挥之即去，人物天马行空，对历史的表现有些随意等等。他是这样，嗯，咱们的文艺啊，咱们有一个就是。 文以载道的传统，教育别人的。但是现在这个电视剧呢，呃，也也有特别严肃的，像刚才我我前边说过的什么，呃，毛主席去莫斯科和斯大林，中苏会，哎，中苏会谈怎么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？ <laughs> 让他瞎编，他也不敢。哎，他不敢， <laughs> 那他不敢。嗯，但是大部分电视剧啊，它是消费性的，对，是娱乐性的。嗯，消费性、娱乐性，它就是逗你玩儿。 就是那个马三立的那个相声，逗你玩儿。逗你玩儿，他主要 <laughs> 主要是为了逗你玩儿。嗯。可是这逗你玩儿当中呢，他有的呢又有点内容。比如这借枪吧，这个借枪，别人最认为最荒谬的地方，是我认为最好的地方。借枪是描写什么呢？就是抗日的共产党跟呢，啊，这个伪军，伪军里边的一个二流子。 嗯，两次借枪来杀日本，这个我完全信。嗯，这就是中国人。This is China，是吧？中国人呢，我跟你说，就是那个共产党他是有信仰的，是非常认真的。那个当伪军的人，他没有要效忠于大日本帝国主义，他就是混几个钱花，在家里实在混不下去了。哎，然后你说我借你这枪使使，是吧？一天我给你，比如说一百块钱。嗯。 那他觉得值啊， <laughs> 是三天以后你还我了，呃，而且他上上下下，中国人都很讲情面，嗯，呃，谁都护着谁，官官相护，兵兵相护，痞痞相护，痞子护着痞子，哎，哎，所以他觉得，我就觉得这些地方嘛，让你了解中国国情，还真有帮助，哎，你看着他荒谬，一点都不荒谬，就那么回事，还真的是，中国人一一向这个演绎的传统比。 从来有，就就很谁读正史的，真是所谓的读书人正襟危坐。你要读史，就读《三国志》的人肯定远远少于读《三国演义》的。但是他们说，你再往前走一步就是神怪了。但是他们说呢，就说比如说这四大名著的这个现在就都呃都已经糟蹋了， <laughs> 也没有糟蹋了，就是都翻拍了，都翻拍了呢。那么这好不好呢？有人就把这个事儿啊提的很高，说你这个四大名著关系民族精神。 就是你要把他拍电视剧拍烂了，那么普通的老百姓或者青少年， <laughs> 就是从这里了解到这个名著的精神的。这这这推推说提推高了。嗯，我跟您说啊，这个第二个拍的是就是第二次拍的，我看了若干集《三国演义》。嗯，我的印象还不错。还不错。呃，因为《三国演义》呢，它这个条件不一样。 所以第二次拍的时候啊，像战争的场面，它显得比较宏大，是吧？有些这个宫廷或者是是这个王爷的一些场面吧，也显得比较豪华，嗯。所以还起码我看着就视觉上还过瘾，嗯。那么对第二次拍的这个《红楼梦》呢？ 反应不一，对，呃，好像就是就是负面的反应啊，不少，嗯嗯嗯，哎，但是我我个人觉得呢，就是也不大害，是吧？因为他基本上还是按照。 《红楼梦》的那个内容啊，太按照了，不能念了都，甚至比第一个还要按照，还死乞白咧的。对，他很多直接那语言就是他很小说，但有些他适合小说朗诵的。对，是是是，的确。而且他的这个这个呃摄影，我觉得他就更像电影，而不是像电视剧。因为李少红他是电影导演出身嘛，这画面的感觉、那调子和第一个他。 一些，对，然后我让我想起来是一个英国，就是有很有名的一个三人组合，拍了很多那个名呃经典，就是这叫什么 Merchant and Ivory 吧，这这三个人呢很逗，就是一个是什么伊斯兰人，一个是德国的犹太人，还一个是是什么是美国人，大概。 这三个人呢，拍的这个东西呢，出来呢，永远是把经典拍的非常讲究，穿的衣服非常典雅。您知道我说这拍了好几个什么亨利詹姆斯啊，什么伊恩鲍瑟，您看过？这李少红这我觉得就那风格上很像那个。他除了用那个原点就是原剧之外，比如他那个音乐，好多人觉得像鬼魂音乐，但是其实也有点有点那种就是先锋音乐的。 那个那个意思，用的那个我们后来在这儿还呛过一次，我记得跟马未都说这个叶锦添的那个服装贴贴很多片儿嘛，说像这个戏装。可是后来我从另一个角度也想，他也是一种，就是他要全照那个老版的拍，他有什么创新呢？是吧？然后叶老师，我也是特尊重叶锦，他肯定有他自己一套想法。 你要是从写实的角度讲，确实就很容易被人诟病。不是，人家后来有人讲啊，这贴这个这个这个片子，你也得分清楚，呃，就是礼服和常服。就即便是古代的妇女，她可能在某种场合上她是这种全装上。难道你想象她真的在她自个儿家，就像在你卧卧室里，她也整天这样吗？哎。 <laughs> 所以从写实角度，的确是他难受。我我感觉到难受的主要是什么？不是这些，嗯，是就是他的对话呀，全部用原文。可是我觉得咱们那些小演员啊。 他那原文他都不懂是怎么回事，他是一个什么口气？没错，是不是啊？没你何不到那里去呢？ <laughs> 他无论如何他不想说话， <laughs> 不想说人物。这会子，这会子该吃了吗？ <laughs> 什么叫这？我我们只会说这会儿，对，我们不会说这“悔字。对对。可是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家乡的人就说这“悔字。真的吗？过阵子再来《红楼梦》之乡啊，您家乡？不，他是他是当时的这种语言。 对。这个呃，不断的翻拍名著啊，这个在全世界啊太多了，嗯，是吧？比如《红楼梦》电视剧，这现在是两部，嗯，那电影有多少部？您知道吗？您算得过来吗？《红楼梦》过去就拍过，日伪的时期就拍过，哦，以前是，香港也拍过。我听人家说，我可是没看过啊。 我如果说的不准确了，我向这个听众道歉。嗯，说是香港有一版的现代呃摩登《红楼梦》。嗯，说一上来是林黛玉从十米跳台上往下来一花样跳水。 <laughs> 啊，这比黛玉裸死可要 <laughs> 生猛。可以由伏明霞出演。 <laughs> 对，这个呃，所以他这个有时候这里头肯定有失败的。嗯，但是如果说引起我稍微我有我有点。 郁闷的啊！但是我也不敢，因为我没仔细看人家的东西。嗯嗯。是《赵氏孤儿》的更改，因为《赵氏孤儿》的这个，他的这个大忠大义啊，啊，他这个这个表现呢，这是一个被全世界所承认的。你说是最近这陈凯歌这个？哎，陈凯就是陈凯歌这个，因为伏尔泰有《赵氏孤儿》的戏。 是吧？歌德有赵氏孤儿的戏，呃，中国的话各种剧种有赵氏孤儿的戏。到了陈凯歌这他把他的基本情节改变了，这个我心里头有些郁闷。哎，是我不排除是由于我自己年老。哎，这个我还正想跟你探讨一下，我看啊也有这个感觉。对，但是我又感觉到呢，他这个导演呢，他有一个琢磨。 他怎么琢磨呢？他又琢磨，他说这玩意儿要是真是说为了某种义牺牲自己的孩子，这照今天的价值观，主流价值观，你好比你发现有些好莱坞电影。 哪怕是美国总统，你都不能随便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老婆孩子，他也就也就有个价值观的问题，他会觉得这能接受吗？于是呢，但是呢，他这么改的这个招啊，我觉得也不咋地。为什么？你也不能说变成一偶然，是是搞错了，然后承受了一个命运，一不小心碰成一个英雄了。没错，这个这个争论好像我这个电影我没看，但是前几年也有两版那个不同的《赵氏孤儿》的舞台。 呃，话剧好像也有改动，我忘了是田沁鑫的那个呢，还是那个林兆华那一版。嗯，他就是说把这个赵氏孤儿活下来要报仇这一点，这也是导演自己觉得从现代人的角度他不赞成，或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表述的这么强烈。最后他就改成就是孤儿长大了不报仇了，对，就算了。是后来后来被挑起来报仇的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这而且还成了他的义子了。 还成他的义子还成了那个那个就是土安武的义子了。嗯呃，那照您觉得，如果今天拍这个赵氏孤儿，不管是电影也好，电视剧也好，应该忠实于这个这这个，我也不敢说呀，我因为我我管那么多事儿，我呃，但是我就说我有这种心情，作为观众有这心情，我没有建议，嗯呃，我也没有批评，嗯，但是我有心情。 心情呢，使我感到不安。对，看这个《赵氏孤儿》，哎，可是看这《红楼梦》呢，甭管它成功不成功，我并没有什么不安。呃，是呃，这个各路人马现在有这趋势。 这中国可是喜欢起哄，嗯， <laughs> 比如一一呃一干什么，我这都在到处集合资金呢，对，想跟你玩大的，没错，没错，是不是？我我把我把东周列国再再拍一遍，对，我我觉得说实话，每个国家对自己国家的那个最著名的就国宝级的文学经典，还是都很郑重的。你比如说像这个奥斯丁的这个《傲慢与偏见》吧。 他这个 BBC 自己拍的那个电视剧就是比较的中规中矩，它符合那个最主流的，比如英国人的脑子里的那个奥斯汀的那个风格。而到了别的，哎，就比如好莱坞版的，或者有请了一个澳大利亚人拍的，哦，他就不太一样，就他就他就把这人物造型啊什么的很多处理，他都美国化的也好，还是好莱坞化的也好，为什么和《战争与和平》也有两版吗？ 也是俄国人那版拍的更加的重视一点，还有好莱坞那不太一样。安娜卡列尼亚是四人帮刚倒的时候，那时候中苏关系非常紧张。当时中央电视台啊放过一个电视剧，是美国人拍的《安娜卡列尼娜》，可是那时候苏联还没解体呢，但是苏联人非常反感。呃，他反感对不对？咱就另说。但是苏联人呢，俄国人呢，他对安娜卡列尼娜呢？ 他有一种神圣感，他就说：“这个安娜·卡列尼娜，你不能随便说拉一个长得眉清目秀的就可以当安娜·卡列尼娜。你的气质、是吧？你的呃举举动，都得显示出俄罗斯的这个最最高雅的那一面，最美好的那一面。所以你说的这个心情。” 就和刚才你讲那个奥斯丁的那个傲慢偏见一样，对，他有这种心情。但是您这个啊，倒让我想起啊，就是说，呃，古典的、经典的，如果现在要传播、要翻拍，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哈，它还有一个就是价值观的这种变化的问题。你比如说，你刚才讲到的，就说是《赵氏孤儿》也好，你看到，比如说啊，咱们说过去拍的很多这个皇帝戏、清宫戏，那么也有人说，如果都播这玩意儿，这不这就办公室政治。 尔虞我诈，这搞权术，对吧？那么还有后来就又有人讲，你说四大名著啊，《三国演义》这个东西都是玩的这种个权谋啊，甚至呢说今天的这个所谓价值观，甚至比如说《水浒传》，这个李逵杀个人就砍瓜切菜一般，甚至还吃人肉。 对吧？那么你该怎么？确实，他会遇到一个问题：表现吗？还是怎么表现？我觉得这国产大片儿前几年就有过这个讨论。我自己看那什么《黄金甲》呀、什么《夜宴》，就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。他这些宫廷讹诈到最后死人一片，然后就是互相吊打一个老人，我看都很不舒服。我觉得他好像是要把这个元素强调到极度以后，获取最大的观众。 实际上，他的他这个算计其实错了。你发现所有的在成功主流大片儿在国际上成功的，他其实都有一个普所谓的普世价值，就是杀人是错的，正义要战胜邪恶。然后你不能把那个趣味不不论是性爱还是什么定的太低，因为主流观众他是不接受这些的。那你怎么显出中国特色呢？我觉得就八个字儿，就是中国元素普世价值。其实我们是跟应该跟人类的共同的价值，比如热爱生命。 比如说正就是你最后还是应该邪不压正等等这些都应该是一致的呀。不是，他是这样的。你比如有时候你讲的这个理论上啊，就是可以这样讲。嗯。但是你实际上呢，有时候又碰到这个互相矛盾的地方。嗯。比如赵氏孤儿，他最感动人的实际上是那个就是程婴为代表的这批人的忠忠实。嗯。这个忠实这里头呢，有正面的东西。 呃，也有和现代人的价值观不完全相同的东西。那怎么办？但是他最不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 <laughs> 他编成这个豫剧的时候啊，最动人的是什么？就是说程婴已经老了啊，这个时候也不知道哪年能报上仇。程婴这种人呢，因为他是以出卖赵氏孤儿的身份来保护着赵氏孤儿的，嗯，所以他在家乡啊，没有人理他。 认为他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，嗯，哎，所以他说是他在下着雪呀，他在这个田地里走，我就老琢磨这个，可惜我不会学这河南话，河南河南话，哎，河南啊，河南话，他说是底下人的就在那儿就集体在那儿的民谣，说，呃，老成英，老成英，老成英，哎，断子孙，断子孙。 他是一个不义的人，因为他不讲忠义。可是这个段子孙呢，还是说着了，因为他真是为了掩护这个他这个赵氏孤儿，把自己的孩子交出去了。对他并不是说是没事他要为立功，他他要交自个儿的儿子，也不是说把儿子交出去给这赵盾赵盾吃肉，一种这个宿命的悲剧，你宿命的悲剧。嗯，但是他有了他有了这个承诺。 是不是？他要忠，这个中国的这个忠的故事啊，可是多了，不光中国有，外国也有。中国讲忠孝不能两全，不能两全呢。那你就还有你看，还有义仆啊，义仆的故事也很多，全世界都有。日本义犬的故事都很多，是就一条狗为了主人把自个儿的命搭上了。 嗯，哎，最后的话，这主人的皮翻过身来以后，他先修一个墓是的，他这条狗的墓。嗯，个对对，他有动人的地方，所以这个东西你要完全往就是跟着现在来靠拢啊，对，也有点情。真。 而且是不是也可以，就是说不一定把观众想的太弱智了，嗯，太傻了。因为我发现日本的导演，你看他拍武士道，对了，当年按说这也是比较狭隘的。说的这个说的好，为了六六十四人之武士主子死了，六十四个人都不活了。你按说他或者动不动就剖腹， <laughs> 他们就是这么拍啊。不是当年的，这是当年的事儿，是都知道是当年的事儿。你可以，你甚至你你。 所以说，是说是看完了，就是如果是原版的《赵氏孤儿》。 呃，各家把自个儿独生子就都献给 <laughs> 献给献给老板了， <laughs> 不可能的嘛？而且也的确也有一个吃吃什么药的也不可能。吃什么药的？ <laughs> 也有一个就是想，我觉得都他把这个中国的经典都符合普世价值之后，但是确实就不是呃、大家都很爱看的。比如说这个吴吴吴宇森这个《赤壁》，你要算算它里边的这些元素，真的都挺全的。 连连朱司马叫什么？这个这个谁？诸葛亮接这接不就不是周瑜和谁？这个小乔是去接生那个， <laughs> 我我觉得都是符合热爱动物。可是到时候就笑场，你把这些全全算进去齐了吧？ <laughs> 最后大家还不认。我跟你说啊，就是说《傲慢与偏见》，嗯，你要按完按现在来说，那些问题根本就不应该存在。 就没有讨论的必要，是不是？这婚婚姻的话，自由恋爱，这个谁谁管得了谁呀？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问题。安娜卡列尼娜你都站不住，安娜卡列尼娜你你跟他离婚就完了我说的还是爱情至上啊，无论到你看那个，其实那奥斯丁背后都是很冷酷的金钱算计，可是他最后还是给了你一个。最后你看这个最富有的公子。 这个叫什么？呃，这个这个荷西不是荷西啊？他他爱上的还是不是一个富家女嘛？他还是爱上了一个聪明的女子，满足了所有的人的梦想，对吧？这白马王子还是不是不是势利眼？古典那就是古典，嗯，历史就是历史，嗯呃呃，因为咱们还有很多很哎呦，那么多人都在那活着，在那网上说话的也有，报纸上写文章的也有。 就是《三国演义》，我早就写过文章。我就说《三国演义》，我说他是属于前现代的这个英雄，呃，啊，就是他给老百姓没有好处的英雄啊， <laughs> 前现代的英雄。你看中国古代，他我觉得他还有那么一种看戏的，乱世出演义的价值观。中国是乱世出英雄。对对对，他讲什么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对，他有这一面。对，有这一面。超越，超越，哎，也是一种超越。 朋友们，你说关云长，军中取上将之头，那百万军的人命都不算，什了。哎，为了一个英雄，是吧？这个，哎，他有他另有一种审美，是是，这个距离就是美，这 <laughs> 放在古代了，你都觉得可以接受。所以说啊，这个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